师尊怎知沈道长会答应帮忙？沈乔能带着宇文素顺利离开长安，也亏普六如今从中周旋。既欠了别人的情，他定会找机会还清，否则对修为和心境都有妨碍。 <sighs> 沈道长与随国公不过几面之缘，别人待他一分好，他要还别人十分十二分。哼！ <laughs> 更何况我刚上青城山救了他，有这点恩情在，他断不会拒绝我。你在长安先打点好，我与他过来只管救人，不管其他。师尊放心，随国公已让大都督知会城防，确保你们顺利进城。其余事宜等见面再议。嗯，你见了沈乔，要以礼相待。啊。 哦，是师尊。沈乔这人不傻，我的态度他不可能毫无觉察，按理是要逃的，只不过。 比起言语和行止上的纠缠，当时眼前不六如间的事情更重要些。如此，为师准备再度启程，去往长安。十五与七郎需在泰山上多盘桓些时日。你们切记，要听岳长老的话。这般认真严谨，多一分则显古板，少一分则偏虚。 偏偏在他身上理所当然，毫无违和之处。掌柜的，哎，劳烦帮我把信交给驿站，送去泰山碧霞宗。哎，好的，道长。你用得着去哪儿都跟徒弟报备他俩寄人篱下，平日再怎么欢笑，心中也会有不安。互通消息，总能让他们放心一些。况且，我不是燕宗主的对手。 有前车之鉴在，未敢再轻信。 <laughs> 走吧，本座纵横江湖数十年，就算不以身份、武功压人，倒贴过来的男女也数不胜数。平生头一回在某一个人身上如此花费心思，若还不能手到擒来，那前头也算白活。 不如一头撞死算了。进，这。晋江文学城，梦溪石原著，猫耳 FM 携手英雄联盟、声罗万象联合出品，古风武侠广播剧《千秋》第十三集。 到如今虽急，可也没急到片刻都等不了的地步。现在已经傍晚了，先在此地歇下，那就住一晚，明日再进长安城。嗯。哎呦，两位郎君用饭还是住店呢？住店，也用饭。哎哎，包间里的桌子都空着，郎君随便坐。二位可是要两间上房？是。 <laughs> 对了，若有热水。 也请送到房中。哎， <laughs> 好，小的呀，先让人上菜，等吃饱了，热水也烧好了。哎，二位郎君是兄弟吧？ <laughs> 感情可真好。我们不是兄弟。啊啊哈哈，那是父。啊啊哦，啊哈哈，没法子，他这两天与我闹别扭。哎， <laughs> 都说十年修得同船渡，呃，百年修得那那个啥，呃，您二位都是人中龙凤，交情想必也不一般，既有这个缘分，还是互相让一些， <laughs> 和气生财，和气生财啊！二位快请坐，小的这就去安排房间。燕宗主。 何故隔了两周才坐下？哦，我一看见你的脸，便想伸手摸一摸，可我又答应了你以礼相待，只得离远些，免得我在你心中又成了毫无信义的反复小人。那你方才故意误导掌柜，以礼相待，又从何说起？哼，我哪里误导了？我们不是兄弟，这句难道有错？ 闹别扭更是事实，那掌柜自己误会了，实在怪不得我。唉，你要求的我都做到了，怎么还不满意？阿乔，本座这辈子另眼相看的人不多，愿意相让的更是没有，你是唯一一个。我宁可不要这样的特殊。 那可由不得你。燕宗主的心意，委实令人无法揣摩。我资质平平无奇，到底哪里引得你另眼相看？今日既然将话说开，能否请燕宗主坦诚相告？阿乔，你的好处我三天三夜都说不完。就方才那热水，你是特地为我要来洗漱的吧？单指心软这一点。 这世上就无人比得上。心软何时也成了好处？我只记得，燕宗主向来看不惯心慈手软之人。哼， <laughs> 要不怎么叫情人眼里出西施？ <laughs> 喜欢一个人，难道非得说出什么原因吗？ 你不能因为我喜欢出言戏谑，就觉得我一番真心是假的，这让我情何以堪？你，哼！ <laughs> 你吐血了，是酒里有毒？关心则乱。 瞧你真是口是心非，你没中毒， <laughs> 咀嚼时不小心磕破唇齿而已，可能上火了。上火能上到吐血？骗鬼去吧。 是那个道士，哪个呀？哦，上次护着两个小童，单枪匹马杀出城的好汉。刘大都督有令，若看到那个姓沈的青衣道人，直接放行。那他身边那人呢？龙凤，且不要声张。啊，是是。阿乔神色为何如此凝重？哼，方才进城时。 那些士兵看你的眼神，仿佛老鼠见了猫，既不得逃跑又不敢爬，进退两难间还加了一丝敬佩。哦，那城门激战还被人编成段子歌谣，百姓或许不知道什么天下第一高手齐凤阁。 却绝对知道义薄云天、武功高强的沈道长。哼！ <laughs> 好了，到少师府了。你，你想问我为何敢明目张胆的回来？世件大会一场混战之下，桑景星和袁秀秀必然有伤。 不可能那么快赶回来。长安现在就一个雪亭子。至于宇文邕，他当太子时，我曾调教过他。他心知惹不起我，就算有人告到他面前，他也只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这样看来，宇文邕也不是全无本事之人。宇文邕在驾驭臣下、分化掌控不同势力方面，还是有几分本事的。 但他的本事也仅止于此。若宇文邕肯听我说，立宇文宪为储君，周朝起码可保三代平稳。你还跟宇文邕说过这样的话？不然宇文邕登基后为何立刻对幻月宗下手？他恨死我了。 <laughs> 可惜，刚聪明了一会儿，转头就去大兴土木建皇家园林。 还带着嫔妃宫女白日宣淫，宇文邕九泉之下若是知道了，估计能气活过来。可惜，宇文邕终究脱不开凡俗的桎梏，目光狭隘浅薄，非要儿子继承皇位。劳碌一世，被亲儿子所杀，心血还化为乌有。 哼， <laughs> 真是自作孽不可活。你自己还不是被几大高手围攻的，差点一命呜呼？说宇文邕浅薄，你又英明到哪里去了？阿乔，想不到你正人君子，竟也学会不当面开口，在背后腹诽他人的毛病了，这可不好。 到了。好，燕宗主来了。师尊，沈道长。哼。啊，听说前阵子幻月宗遭遇不少变故，奈何我非江湖中人，帮不上半点忙。还好燕宗主安然无恙，沈道尊也是。如今风仪更胜往昔呀。随国公客气了。 当日我带着七郎离京，得你暗中相助，此事我还未道谢。哼， <laughs> 举手之劳，何须记挂？我在外头收到大郎的信，说你这边出了点麻烦。 <laughs> 的确是。前些日子皇后千秋，陛下没有大办的意思，只赏赐了些东西，让卓金带长子和次子入宫贺寿。 谁知进了宫，卓金就叫人引开了，回头却被告知，皇后思念兄弟，要留他们用饭，还请夫人先行离去，等殿下与两位公子叙完话，奴自会送他们回府。我两儿都不足十岁，而且夜夜惊觉，离了人便无法入睡，我如何能丢下他们独自回去？我要亲自与陛下说去。且慢，夫人请回吧。 这也是陛下的意思。来人，送随国公夫人出宫。夫人，请，请。你要做什么？放开我！我要见陛下。放开我！陛下。那之后，我与卓晶再没见过皇后与犬子。陛下不肯放人，宫中又有雪婷禅师坐镇，高手如云。 见迫不得已，只能相求燕宗主了。我说句不好听的，隋国公如今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就算没了这两个儿子，你还有三个，其实于大局无碍。只要岿然不动，宇文赟就没法威胁你。虽说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可骨肉至亲。 如何能轻易割舍？有些事，剑做不出来。假若我连亲生骨肉都能弃而不顾，只怕燕宗主也会瞧不上我吧。 <laughs> 你确定他们还活着？确定。皇后遣人冒死送信出来，犬子就居在皇后宫中，至今一旬有余。 把你的儿女救出来，你就要做好与宇文赟翻脸的准备。就算他们打不过我，破罐破摔，直接杀了你的儿女也不是难事。是，正因如此，我心中惶急。不知燕宗主有什么好法子？宇文赟不肯放人，但没在明面上撕破脸。 你们以送东西为借口入宫，再伺机救人，只有这么一个法子师尊，那让弟子乔装改扮混入宫中，将人救出来吧。你武功尚欠火候，对上雪婷只有死路一条。我的身量太过引人注目，也没练过缩骨功。 乔装改扮，雪停老秃驴立马就能看出来。啊，得找个武功高强又能随机应变的人。届时我在宫外接应。这贫道不才，救人一命，功德无量，倒也愿一试。不过，我对宫里道路不熟，怕还未救到人，就先迷了路。 沈道长出马，兼求之不得。只是，剑虽忧心亲人，却也不敢贸然将道长置于险地。听说四月初八佛诞，雪亭禅师会提前离开皇宫去清凉寺祈福。届时，我多派些人在沈道长身边，一是带路，二是给您当个帮手。贵精不贵多，还是我陪沈道长入宫吧。另外再派两名侍女。 宇文渊不是傻子，人多了，他也会生疑。嗯，也好。那就四月初七，随国公府会合，进宫救人。 师尊与沈道长这几日先去我那里落脚，对外那是一名李姓商贾的宅子，合欢宗一时半会儿还查不到。嗯。临走时，随国公让我把这件东西转交给沈道长。嗯。这，先前你说会有天大的好处，你是早就料到？ 他会将北周内功的《朱阳策》交给我，我又不是神仙，怎么可能未卜先知？我只知残卷在他手里，他想让你帮忙，就得拿出诚意来。你现在的功力恢复可期，不过《朱阳策》一脉相承，若内容缺失，对修行也不利。所以，就算没有这一次的事情，我也会从他手中要来给你。 阿乔不必如此感动，这卷内容我早就与你说过大概了。普六如今此举不过是锦上添花，等下回我给你更好的，你再感动也不迟。 随国公莫急，我们既然答应了，就不会食言。边大夫，燕宗主，沈道长。燕宗主料事如神，陛下还不想撕破脸，虽拒绝着金入宫，但允许我们捎些吃食、家书给皇后。嗯，东西都准备好了吗？贵宗的女郎们已经帮忙准备好了。宗主。 大郎君，这你怎么没有说过要男扮女装？外男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就入宫，还是后宫？我以为你早就知道呢。没事，我也要换女装的。进去后，我们无需出声，用传音入密对话即可。啊，委屈沈道长和边大夫了。 是像霍西京那样，一张人皮面具附上就行了吗？霍西京那种换脸术，需将人皮用秘法泡制一年半载，且面具与换脸的人也要轮廓贴合，否则很容易看出破绽，还不如改用其他法子。 <laughs> 霍西京用过的人皮面具，我倒有一张。你想要？不要。道长本就生的英俊漂亮。 只需略略修饰，便能化作倾国倾城的美人。可男子有喉结，衣领再高也无法遮挡，这要如何掩饰？道长交给我们便是。哎，别把她弄得太漂亮了，万一被皇帝看上就糟了。 <laughs> 那我们可没法子，再如何也掩盖不了道长本身的风姿，顶多只能把脸稍稍弄得平凡些。 沈姐姐，你看我美不美呀？ <laughs> 宗主看，沈道长这样如何？本座眼光就是好。嗯，将她的脸色弄黄些吧。哦，我从府里找了两个身材高挑的侍女。 让他们垫高鞋底同行，这样别人就不会特地注意边大夫和沈道长了。此番入宫，艰险重重，皇后和犬子就拜托二位了。嗯，来者何人？去往何处？啊，随国公府上侍女四人送吃食去清宁殿给天元大皇后。 进去吧。宇文渊封了五个皇后，虽然我们要救的是中宫大皇后，但就属她不受宠，所以她的宫殿在西北，得走很长一段。路。皇宫不是有四道门吗？若是从北面宫门出去呢？北宫门从来不开，而且就算我们自己能翻过城墙，但带上两三个人。 难免束手束脚。宇文赟手下那些高手也不是吃素的，到时候只要弓箭手开弓，再派几个人合围，我们就插翅难飞了。那只能带着皇后与两位小郎君，原路返回进来的门口，还得避开路上的巡守卫兵，直到有人接应。 我要阿爹，我要阿娘。 <laughs> 主公和主母十分记挂皇后与两位郎君，特地准备了些衣物吃食，命婢子等人入宫呈送。都 <laughs> 拿到内殿去吧。你们也来，给我说说府里的事。是，殿下。外头有人看着，这里说话，外面听不见。 阿爹阿娘，想必有什么话要你们转告吧？主公也有方法救殿下和郎君们出去，还请殿下配合。见过皇后殿下，你们是幻月宗燕宗主座下弟子边燕梅。这位是沈乔沈道长。我等今日受随国公所托，救殿下与小郎君们出宫。这样太危险了，你们有所不知。 雪婷大师虽不在，但他的徒弟还留在宫中为皇帝讲经。宫中还有合欢宗的人在，两位要带着我们出逃，稍有差池就会功亏一篑。殿下不必惊慌，我们若无一点把握，也不可能兵行险招。可这些侍女与我素来患难与共，我们这一走，他们必然要受迁怒。 听说殿下与朱皇后关系很好，我们走后，你亲近的侍女可以去朱皇后那里避一避。皇帝顾着我们这头，不会想起追那几个侍女的。卫兵郎君一人怀抱一位小公子，皇后紧跟我们就好。边叔，边叔吧。大郎、二郎，一会儿别出声，闭上眼，啊。我们走。殿下，不好了，陛下带着人过来了，快！ 把他们放下，我先出去迎接陛下。不知陛下驾临，妾有失远迎。皇后气色怎么这么差？也不打扮打扮。妾惭愧。小舅子们在宫里住的可还习惯？还还多谢陛下关照。 我们都很好。随国公今日给你们送了什么好东西过来？我看看。啊，都是些吃食衣物，不值一提。皇宫里要什么没有？你父亲也忒多事儿了，还专门让人送来。莫不是觉得朕亏待了你？陛下言重了。弟弟们自幼就没怎么出过门，父母难免溺爱些，还请陛下勿怪。 你急什么？朕又没说不行。嗯，你，抬起头来。嗯，陛下，朕方才就觉得你这侍女轮廓不错，虽然皮肤暗沉了点儿，但若好生调养，说不定也是个美人呢。 陛下许久未来，妾日夜盼望，好不容易得见天眼，心中欢喜的很。不知能否留陛下用饭？你是什么东西，还敢要朕陪你吃饭？朕见了你就恶心，谁知道你会不会在饭菜里给朕下毒？陛下恕罪，妾绝无此心。就是现在，动手！好。而你，谁？ 有刺客！救驾！快来救驾！宇文渊身边的高手最多，却没有一个出人之辈。我去抓宇文渊，有他在手，自可将皇后姐姐救出去。老烦到长解决其他人。等等，宇文渊身边的人是雪婷禅师。杀死他们！杀死他们！他没去清凉寺，全给朕杀了。阿弥陀佛，请皇后和小郎君退入内殿，别出来。 老秃驴，你以为只要护着宇文赟，他在，周朝就在了？燕。 醉梦天地斜游，趁雾之际一眼开九州。冷月抬手，边扬雨衣袖。梦见了一个我，独下行舟，替昨日少年折了。 妆花。 好了，给我的，倒也可爱。是啊，像你，大猫小猫都是猫，本座成日都在与猫为伍。你想去玄都山？嗯，我想回去看看。你此行单枪匹马，不如我将座下弟子借一个给你。这本是玄都山内部事务，怎好劳烦他们俩？ 这么说，你是想本座亲自与你去了？